各位平安，刚才读的这两段经文哈，我们知道都是和什么有关系啊？异端哈，因为很多人最近经常问我这怎么来区分这个异端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这个当代这个，我们活在当代这个社会当中，异端越来越多，许许多多的叫新兴的宗教哈出现，呃，到处横行，而且呢是。 这些新经宗教加起来一起林立起来的话，这个它越来越高级，这新兴宗教越来越高级，越来越隐藏，越来越能够迷惑人啊。那么人们辨别真伪的难度呢也就增加了啊。那么到底是我听来听去，他讲的也是圣经的话语，但听好像就是不太对劲儿，我就不知道错在哪儿，是吧？ <laughs> 那到底我我没看见这个。 他们也能行神迹嘞，是吧？能行神迹、奇事，因为圣经上有话语，魔鬼呀、撒旦的灵也能行神迹啊，也能行神迹，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行神迹，也能行一些虚假的奇事，还看起来很奇特，很奇特啊，辨别起来很困难，所以让人的信仰模糊不清。 到底我应该信谁的啊？他的说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在真道上要力求长进啊，你才能够辨别真伪，是吧？所以我们就要圣经说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哎，就不再做小孩子了。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一切一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了啊！这是因为像小孩子一样，他就是不太明白。那么，到底异端它的害处有多大呢？到底它的危害有多大？还是说呢，它的危害很小呢？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分辨异端和真正的纯正的道理呢？ 以至于不被这些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讲远离异端，away from heterodoxy。我们先请地图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亮光。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 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就能够再重新的再挺起来。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你那里得到话语、得到激励。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主啊，就求你祝福以下的光阴。就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一腔敬拜、赞美的光阴，让我们同被意灵所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主、慈爱的神。感谢赞美主。 祝福以下的光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深深扎根主真道啊，deeply rooted in the truth。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早在使徒的年代啊，使徒时代，圣灵已经视这些使徒们，末后要发生的事，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使徒们就一一的把我们幕后要发生的事态都写在圣经里面了啊。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异端的出现，警告我们这个世代要发生的事情，警告我们要如何来对付异端啊，来分辨异端啊，作为我们这个坚定信仰的准则啊。我们知道异端的道理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很多叫新兴的宗教，还有一些叫这个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些叫新教，对吧？哈，这些词汇都是原来使徒那个时代都没有的啊。那么这些新兴的东西呢，我刚才说的变数很高明，让你啊最后分不出来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那他们有一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 这个新兴的宗教，它经常变更啊，经常变化，哎，这是一个他们的特点。就是说呢，目的呢是我们知道目的，我们很清楚，就混乱主的真道。而主的真道，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异端的特性是什么？经常变更，哎，变脸啊，一会儿变成猴子脸，一会儿变成猪八戒啊，那那真道是什么？ 真道是什么样子？我们所信的信仰的纯正的真道是什么？叫万古长新啊，就永远都是新的啊！你看我们，哎呀，一天累得要命，累得要命，还是躺下睡觉。哎，第二天一起来以后，太阳一出来，一呼吸新鲜空气，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是吧？新希望，是吧？新的观点，新的观点，哇，就对我前面充满着哦，optimism 哈，就是那个，什么 哎，这个乐观，哎，这就是什么？上帝的话语永远都是新鲜活泼的，这是一个他的话话语的特点啊，给我们产生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和异端不一样的。异端的话呢，你感觉哎呀，这个听起来没意思了，我还是我跟你讲讲地狱的故事吧，开始讲地狱故事了是吧？这不你上网上查查，有个叫菲菲利的这个，啊，这个这个。 印尼的华侨牧师，现在全世界有名的，啊，他去过地狱，他给专门讲道时候讲地狱故事，让人听起来不是哈哈哈发抖哈。他这这描述的栩栩如生了哈。那其实呢，上帝的道永远是万古长新啊，这是一点。呃，在现代时代当中，我们知道人们对异端的研究已经深度已经有一有一定的深度了哈，就是说呢。 这个这个，但是呢，还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跟不上异端的一日新月异的发展啊！异端很厉害，每一天的变化，说防不胜防。那么，最好的办法来防备异端，是怎么来防备呢？啊，就是要在圣经里面下功夫啊，在深入的研究，有圣经的真理在心中啊，这最主要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不光我有圣经知识。 啊，你问我问不倒，那不行啊。那还要最重要一点，要和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啊，这是最主要的哈。你和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就我离不开你，我可以离开空气，但我不能离开主；我可以离开水啊，因为人不喝水不行，但是我可以离开，但不能够离开谁啊？我们的主。哎，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加之你对于圣经的知识，那你就。 摧这个坚不可摧，对吧？那我们在面对异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判别真伪。不但是我们站立得住，最主要的，神给我们的工作是我们要去帮助那些软弱的灵魂，对吧？这是我们的工作哈。说每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看见别人因为。 接受主耶稣了啊！因为接受主耶稣，为什么接受主耶稣啊？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哈，他接受主耶稣了，我们非常兴奋。与此同时呢，由于神呀通过我们为他成就了救赎的大功，那么我们自己也也感到非常欣慰啊！我传传传，要传了十几个，哎，有一个信的，很高兴嘞哈！晚上兴奋睡不着觉。那，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一点啊，哎，兴奋过度。 就是哈，什么叫兴奋过度？就是说，当我们让别人信主以后，这仅仅是一个征战的开始，不是结束啊！你说他信主了，马上他就是一个非常这个资深的信徒了，不可能啊，不可能！为什么？整个世界的创造，上帝创造世界，就是一个让人循序渐进的发展的过程，包括我们所种的树。 你种一个种一棵枣树是吧？你今今今年种上了，他他就别人枣树都结了，我枣树不结啊。明年他还不结，他后年的时候也许结，也许不结，是吧？那为什么要经过这么漫长时间呢？啊，你要说我种上，整马上枣树出来了，这多容易啊，是吧？那我就那农民可倒霉了，他不用卖了，一一种他上就出来就有枣吃啊。包括我们人的成长，我们人的成长也是这样，要什么？ 哎，不断的学习，循序渐进啊！从小孩不会走路，到会走路，到有理性，到有了这个判断的能力，对吧？然后到有了一个成人，然后你要负法律责任，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说上帝创造世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看他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对于上帝来说，他用这几天了吗？不用啊。 他说：“说有就有，成，全世界都有了，不行了吗？是吧？不是，是吧？哎，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我们也是循序渐进，学习学习学习啊。等到我们真正学习的完全像耶稣了啊，然后呢，这个这个神的工作也做完了，神说好，你可以回来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回走了，就啊，就这个意思。那当我们感到欣慰的时候呢，忘记了这是一个初信徒啊，容易这个是。” 在这个一在许许多多复杂的工作中呢，我们没有忘了跟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忘记跟进就知道，许许多多出信徒他是不不成熟的啊，不成熟，所以要小心，我们不能够拔苗助长啊！你是一个信几年的和刚刚信的就是不一样啊！哎，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去帮助他。 用我们信主的过程，啊，来帮助他少走弯路，这可以，对吧？但你不能把他当一个资深的这个信徒，这样的话呢，他就一下子他就骄傲起来以后呢，然后他就走错路了哈，所以适得其反啊。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要小心，你让一个不信主的人信主，也就是说，他原来是一个不信主的，是属于灭亡之子。 变成一个信主的，成为一个国度之子、天国之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信徒啊，出信徒，他要面临着至少有三种眼光啊，来考验他。第一种就是信徒的眼光，信徒为他非常感恩啊。这感恩的同时呢，我们要跟进，我刚才说了对吧？你不能说感恩的时候哎呦，这个他就是一个这个资深的信徒了。第二个眼光就是不信主的人、世人对他有一种讥笑。 很非常的感觉到非常可笑，怎么原来不信主，突然间他信上帝了呢？啊，这是世人的眼光是对他有这个感觉到你不理解、不可理喻、愚昧，可非常讥笑。那第三个眼光是谁呢？第三个眼光就是那个魔鬼，在魔鬼的眼中，你让一个人信主啊，是极具挑战性，啊，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非信徒原来是属于他一个兵，啊，你等于是从他的国度里面偷了一个人，啊，给偷走了，这叫挑战魔鬼，这是最主要的哈。我们要小心这刚才我说三条最主要的那条，啊，这是具有挑战性的。你让一个人信主，那么魔鬼他就知道人接受福音，哎，信耶稣就等于是脱离了他的辖制。 所以魔鬼他要千方百计的阻挡阻挡人相信，魔鬼阻挡人相信呢，他基本上呢有两条是必须要实行的啊。第一条就是说他千方百计的把你心里边放上一个不信，你这个耳朵听着那个耳朵冒，就是让你怎么着让你听不明白啊，就是这是这第一个招数啊，就是让你呀就是听了以后就烦啊。这个轻看福音，第二种他实在拦不住了。 他推一把，砰，推进去，推进去以后呢，这叫让你相信扭曲的新闻。我再说一遍啊，信福音，相信扭曲的福音啊，就是说福音有扭曲的，有正直的啊，让你什么？就是说，哎，我刚才说的扭曲的福音就是就是异端，这是一端，就是魔鬼用的第二种方法啊，第二种方法，这个这种方法呢，非常的，对他来说非常的。 有效，啊。当人落入这种魔鬼的这种欺骗的法术底下的时候，有了异端之后呢，他就有这个两种光景在里边征战啊，压抑当中，压抑当中，他非常的悲观和绝望啊，非常。信耶稣信了信半天以后，他不是喜乐了，他感觉悲观，感觉绝望。 是怎么来解释呢？什么叫悲观呢？就我信耶稣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受到很大的压抑，啊，非常的，怎么回事？我就没有希望一样啊，还绝望是什么意思呢？你进入异端以后，你的结局就是一定会进入永远的永活的地狱当中去，啊，这是异端，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的，哈，经里面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说到一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是吧？哎，稗子麦子，那么他指出这样的问题：稗子和麦子啊，耶稣说，梅子说：“我给拔出来吧，拔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是吧？”哎，耶耶稣说：“那你这个主意好哎，我都没想到呢，是吧？ <laughs> 你把这个拔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耶稣说什么？哎，这种情况不但拔不出来，而且要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 啊，就是你拔麦子的时候，拔麦子的时候，把连麦子也给它，什么，哎，也带出来了，是吧？容后融着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分辨了。啊，麦子收到仓里，麦子放在哪去了？哎，火里边了。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在呃，其实他在二十四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中也指出来，幕后啊，必有假基督、假师傅出现啊。这是一场战争。我再说一遍哈。 信耶稣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不是说我坐享其成。所以，只要说战斗、战争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了，就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这是在这个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人好有这个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什么迷惑许多人？不是说他不管用，他要迷惑许多人啊！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他又气愤愤地下在哪去啊？上地上来了，他原来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啊！哎，然后呢，他就用邪教，用迷惑人啊，叫人信信什么？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但他又不是，就似是而非啊！那。 目的让人沉沦。我们知道，在这些年当中，有许多的新型宗教出现啊，新的，它林立起来，使人信别信这个假道的时候，非常难辨别啊，辨别非黑白不分啊，盲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心中可能有疑问，就没敢说，就说上帝啊，你既然全能了，为什么让魔鬼这么兴风作浪呢？是吧？哎。 也是圣圣经上有这样有有答案吗？有啊，圣经上任何答案都有啊。你打开启示录，你翻到启示录的第嗯十二章啊，十二章，你看第九节啊，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哈，请。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再看十二节，所以周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下到你那里去了。他下到哪去了？ 下到地上来了，是吧？哎，这是神的警告啊！啊，神的警告。那个，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新兴宗教啊，《生命记》提到过哈，《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大家看一下，《三三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七节，《生命记》的三十二章第十七节哈。 我们找到一起念念。其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们列祖所不畏惧的，哈，这新兴的哈。那么现在呢，更多了，所以我们深深的扎根圣经的教导，才可知道原来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啊，因为经常记得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日子，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啊！魔鬼他有道理吗？有，哎，魔鬼他有道理嘞，哎，他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呀。所以说人都是人啊，所以他就在台北创建立了一个第一所，这个叫这个长老会，一个长老会哈，叫同嗯同同光同志长老会，啊。 红光重置长老会啊，他建立了这个这长老会以后的话呢，他就 <clears throat> 这个教会现在还在的啊。这就是我们知道 <clears throat> 真理和邪灵啊，哎，他之所以难辨难辨别，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他用的是圣经哎，爱人如己啊，对吧？ 但是呢，他又感觉到好像是和圣经相反。神说什么，让我们这个圣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嘞，是吧？哎，你要圣，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对吧？圣经要说，体贴我天的就是体贴圣灵的什么，乃是生命平安啊。所以说，但是神的神的时候啊，呃，没到神的时候一到的话，他的审判要来临的啊，那是。 这个墓是最近我看这个，听说好像这个自杀了啊，他自杀了。那不管怎么样吧，我就说我们看见异端的时候呢，他其实所谓的异端是什么呢？他就是什么？你看见他也是圣经，讲的是圣经啊，但是呢，又又好像是感觉不太对。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在圣经里面警告我们。 还有新约保罗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你保罗说：“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大家想想，为什么人会听呢？啊，有过这个问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邪教啊、异端啊，他们真的能行神迹，而人呢就愿看神迹，对吧？哎。 耶稣来在地上时候，耶稣能够治好全世界的病人吗？能，他是神，他没治好全世界人，他只不过是在以色列当中治好了几个人罢了。但是他治好了全部以色列的那些瘫痪有病的吗？不是，啊，耶稣来是医好人的心灵的创伤的，给人们什么永远的生命，不是在这个地上。就原来我不说过吗？我说。 耶稣让人复活了吗？是，让人复活了。复活他又死了吗？是，又死了。他不是永远的复活，为什么？哎，因为他让亚拉萨路复活了，对吧？神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是带着神迹奇事，不是为了神迹奇事，而是他本身，他就是神。来到他面前的就得医治，不但是心灵得医治，身体也得医治，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知道。 一切的异能神迹不一定都是从神来的啊！当然，魔鬼所迷惑的，是那些不爱真理、喜爱虚谎的人啊。这自古以来，最容易诱惑人、引诱人的就是一教之风啊！叫人为着邪神偶像迷信癫狂啊，得罪神，所以最终呢，就是败坏沉沦呐！这是非常可悲的哈，非常可悲的事情。 你到耶利耶利米时代的时候，就有人拜偶像、癫狂；以赛亚时代也是有自己指头所造的，是吧？这非常可悲啊！所以对付异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啊，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异端呢？我在想，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提到要远离，啊，要远离。但是有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人跟随异端了，我们不要远离他，我们要什么？ 劝诫他，劝勉他，但是有一个异端的教会、异端的团体，你跑过去，我要改变他们，啊，那是要很危险的事情。除非你是一个非常有意向，神给你有启示能力，啊，能改变，啊，那最好的办法是远离。那如果我们发现有的教会、有的团体传讲的不符合圣经，我们要小心。 因为圣经上说，上帝的道是炼净的，是纯洁的，对吧？毫无掺杂，啊！我的意思说什么？就是如果他讲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圣经的真理，如果百分之一是错误的，他就是异端，啊！我再说一遍啊，如果他讲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圣经真理，但是有一点是不符合圣经，这就是异端，啊，因为上帝的道永远不会掺杂一点。 错误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啊，异端种类很多，啊，我们呢其实呢跟不上。你你说原来这个呀流派什么这个那些异端的话，现在已经现在新兴的多的是啊，他不给你用那个名字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分成几类，就有的是完全不相信，有的是相信，但是呢。 他是站在神迹奇事上，啊，他是以神迹奇事为主。有的呢是，在交轨上，在交轨上下功夫，他真能给你弄点奇事哈，啊，我说这个话筒变成马，噌就变成一头马啊，他能 <laughs> 他能行奇事哈，哎，有的是在预言上下功夫，有的是在死后审判的问题上下功夫，有的呢是这个。 着重地强调克制人的肉体的情欲上，啊，这是这古代的那些了，是吧？有的呢是什么？是在遵守旧约的律法的条规上。我再说一遍啊，有的是说我就遵守律法、旧约律法的条规，这是属于异端了，啊，异端。那么等这所有的这些中，我们知道啊，都他都借着不同的教派来传，啊，来传，嗯，异端种类不同。 啊，他们的错误也不一样，啊，总归，啊都是不对的啊，那么但是我们必须呀要有确实的证据，你不能瞎判断，说这个人异端，哈，没准他可能说错话了，或者他对于圣经不熟，他讲错了啊，对吧？但是呢，有些要分怎么来分辨呢？要小心啊，因为圣经要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什么 可吞吃的人，他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人，吞不了的他就不敢吞，把他牙给割断了啊！他就寻找可吞吃的人啊！他谁是个他？他是找谁呀？你说他找谁呀？他找信主的是找不信主的魔鬼？找信的是吧？他不信的话，都他的兵他吞他他他不用吞，已经在他口里边了。他找那个信主的，找神的儿女。 来来欺骗哈，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一到四节都说到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在真道上，务要力求长进。什么长进啊？就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那么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一端。要凡事什么长进？ 靠着真理，啊，靠着真理干什么呢？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联络的合适，啊，在那种毫不动摇的真理上建立自己。我再说一遍哈，我们要在使徒和先知的那什么根基上联络的合适，联络起来啊。 联怎么来联络啊？不是说你好我好两好干也好，不是那意思哈，就是什么，要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互相的联络的合适，在坚定不移的真道上，干什么建立自己，你就毫不动摇啊，肯定的啊。所以说我们，那你说到底怎么来区别分辨异端呢？我想呢有几大特点，一大呢就是说异端呀。 它和使徒所传的福音所传的信息啊不同，啊，你说我非得要下下下完地狱，我再跟你讲地狱啊？这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个，是吧？哎，那么还有就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一端，啊，还有。 就是呃，我我都有这这个是圣经章节的哈。那刚才说第一个呢是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就有啊，回去可以查一下。我没有时间。那呃，复合圣教训呢，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马太福音都说，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八到九节都有哈。第三样就是没有圣灵和神权来证明的啊，没有圣灵来神的这个权威的话语来证明的。 啊，然后第四样就是传似是而非的道理，是什么叫似是而非呀？ <laughs> 我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说你跟那个魔鬼夏娃说，你吃这树上的果子吧，啊，他说不行啊，不让吃，是吧？哈，没事，谁不让吃谁不让吃他。他说吃的日子我就必死。他说你不一定死，不一定。他也没说你死，不说不死，不一定死啊，哈，你尝尝。 一吃你就明白了，是吧？这叫似是而非，啊，那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就不被啊一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啊，被那些妄言、人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掳去了啊。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深深扎根主真道啊，deeply rooted in the truth 啊。第二点。 持定信仰不动摇，啊，hold firmly to the faith we p o c e s s 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信徒啊，信从福音的人，啊，自从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进了一个门进的是窄门是宽门来着？进窄门啊，进了小门，进了门以后的话呢，他就走在了一个主的道路上，哈，走在主的道路上。 但是走在主的道路上呢，不是说是安全的，啊，这个这个道路上这个地方，魔鬼他随便出入这个地方，所以说魔鬼撒旦，他不甘心的，哎，他要使诡计啊，让我们偏离真道，他不进来了吗？进来了，我给你弄点新鲜玩意儿，让你，啊，只上只要你喜欢的，我就给你，哈，你喜欢发财吗？我让你发财，但是你得有一点违背神的旨意的，我就让你发财，是吧？哎，所以呢。 人就陷入这种泥潭当中啊，而且很难自拔嘞啊！有很多东西，你上了瘾的话很难自拔。为什么？就上了魔鬼圈套，就是啊。哎，咱们举个简单例子，你你要吸了毒是吧？你吸了毒以后，你你真是说很难自拔。哎，那个我今天早上我还看一个新闻，在国内 <coughs> 有一个呃，国内昨天的时候那个。 警察一次端了一个窝，端了窝有三百多人搞传销哈，端了窝全部给逮起来了。有一个 <laughs> 男的，他他给他太太写血书，他我要脱离这个传销，但是我就没法自拔了。他用血书写写半天也没用啊，他就是进入这个圈套以后，人一上了人就有瘾呢，一上了瘾干什么事儿哈？尤其这个瘾呢，就是一个病啊，是吧？一个病字旁，就是一种病。 那魔鬼呢？他这个圈套更高明啊，更高明。他让人上了瘾以后，就深深不可自拔。不但自己呃受骗，而且自欺欺人啊，受迷惑、危险啊。就耶稣也说：“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是马太福音第四二十四章四节。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所以保罗也说过。 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随他们。啊，保罗说他走了以后有凶暴的豺狼，谁是凶暴豺狼？啊，他长得不像狼，他人，他是哈，是假师傅，假先知，啊，这个假教师。 是吧？这是在彼得后书，呃，二章告诉我们的哈。那么新约呢，也提特别提醒我们要，呃，提防凶暴的豺狼，啊，那么就是说让我们要记住啊，要要要要小心那些假先知、假师傅。其实你要认真读这个新约，新约一共多少卷？二十七卷。 二十七卷圣经只有一卷没提到贾师傅、贾先知，那二十六卷全部提了，提到贾要防备贾师傅、贾先知，这多厉害！这非常重要的事情，就一卷《菲立门》，《菲立门》没提哈。那个，那贾先知、贾师傅，啊，他们要弃绝啊，弃绝真理。那我们呢，要防备他们，防备他们。 这是在新约当中特别强调的啊！新约说到末世异端要越加猖狂，我们就在这个时代了。啊，你认真去研究一下，好多神学院都撑不住劲儿了啊！真的，就是说这个时代啊，要不耶稣说的话，我越来我经常想这句话：越不若不减少，那时候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就是说很难撑住劲儿。 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当明白圣经真理，持定所承认道，来防备异端啊。就是说，异端呀，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就是打着基督教的招牌啊，打着基督教的招牌，窃用圣经的某些话语加以扭曲和篡改。这是第一种哈，打着基督教的招牌，然后呢，窃用。 圣经的某些话语进行篡改、进行歪曲，啊，这是一种。另外呢，就是把某些人的思想、把他们的著作作为我们的经典、作为我们的信条，这也是一端。啊，有些人说的话以后，好家伙，他就成了 <laughs> 哈，成了这个什么了，成了真理了哈。哎，而且的话如果说你看到加尔文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 啊，因为说，呃，他第一，圣经没这句话。第二，我我想可能，我我一听的话，我就一看原文，他可能还翻译错了，给哈，哎，所以说，once you're a saved, you're a saved forever. Once 不光是一次哎，once 还是什么？你学过英语都知道呀，是吧？一旦还有是吧？ <laughs> 那你要发生一旦你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那这句话有错误吗？ 那神说：“我只要是我的子民的话，一旦你得救，永远就得救，啊！我就想的话，好多人都是大智慧哈，大智慧发生大错误哈，这个非常有名的智慧的人，怎么就这句话也不明白呢？就像我这个软弱的愚昧的人，我一看都能看明白哈。万次 o n 万次，你不能光犯一次，是吧？圣经里面就说耶稣说：凡是我你你赐予我的人，一个都不丢弃，对吧？这圣经有这句话嘛？哎，所以。” 不要把人的教导作为我们的信条啊，以假乱真。所以，我们怎么来识别呢？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准，我刚才说了，要纯正的道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识别假钱嘛，是吧？你看准了真的人民币，你看成看假了啊。所以，纯正的信仰要首先有几条，我们要知道哈，要承认。 这个三位一体的是上帝啊，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独一真神啊！我再说一遍啊，要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一位啊，一位哎，那么， <clears throat> 那么你再考虑的话，你三位一体上帝的话呢？ 就是简单来说，是圣父啊，他是我们的创造一切的主，是灵，他是独一全知的至高者，圣父是仁爱的，是信慈的，是这个公义的，是这个这个全能的、全智的至高者，至高者啊。所以说呢，他是从亘古到永远、永远不变的神。我再说一遍啊，他是从亘古到永远、永远不变的神。 从亘古到永远，啊，那么圣子耶稣基督，我们呢就是了解的更多一些啊，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他道成肉身，他将神表明出来，完全的表明出来啊。那么他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圣灵感孕，是神而人的奇妙的位格。我再说一遍，是神而人的什么奇妙的位格？ 啊，他就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啊。他是亚当的第二人啊，幕后的亚当啊。他在他里面没有罪，他是纯全的、圣善的、无邪恶的、不受玷污的那位仁义者、义者啊、义者啊。他钉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将自己献于神，献于这个作为全人类的赎罪祭。 所有的人只要信靠他，都能得救啊！说他的血洗了人的罪，借着他一次受死献祭就成就了永远的赎救赎，啊，他死后三天复活，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什么？哎，将这将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所有信靠他的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是吧？所以说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 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他有丰富的恩典啊！他让人得福，他保守我们，他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啊，是吧？所以说我们他来干什么？耶稣基督再来干什么？嗯，这个十字架不是了，是吧？ <laughs> 干什么？接我们进入荣耀里哈，哎，来接我们的哈。所以说那个他。 他他来接我们进入荣耀以后，他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万有都归于一了，同归于一了啊。所以这是圣子，圣灵是谁呀？圣灵是圣善的灵，是真理的灵，是神的灵啊，是神的灵。圣灵也是神啊，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啊，他是真理的灵，是我们受圣灵感动。 我们才能悔改信主，不是因为我们悔改，我们才被圣灵充满，才圣灵才感动。反过来，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才悔改啊。那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成为圣洁，教导我们如何立志行事啊，如何来侍奉神，如何来交通，都是圣灵的做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让我们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啊。 因为忍唯有忍耐到底的什么来着，必然得救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主耶稣升天以前给我们宣告的绝对真理。我再说一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主耶稣升天以前给我们宣布的这个什么绝对的真理啊！给你们宣布，它是历代教会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敬虔的。 奥秘所在啊！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敬虔的奥秘是从三位一体的上帝啊那儿来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信仰绝对不能够有人篡改，一篡改，马上就是异端啊！哎，你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啊，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来祷告，对吧？哎，向天父祷告。 奉耶稣名祷告，靠着圣灵祷告，最后奉耶稣的圣名阿妹，对吧？哎，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啊？为什么说阿妹，啊？说阿妹嘛，不要瞎说哈。有人的话呢，你说什么阿妹阿妹阿妹，你阿妹就是你和他说的一样，就是说你如果他说错了以后，他骂人家阿妹阿妹，你你和他骂啊骂人了叫啊，这个阿妹不能瞎说哈，叫阿妹只能是什么？ 就我和你是一样的心愿，达到上帝面前啊！ <laughs> 那，你要是说我要奉圣灵的名阿门，异端，我再说一遍哈，我这说绝了，这是个是我我我我研究出来的，不是说是这个圣经里面。但是你要说奉圣灵的名阿门，异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吧？ 为什么奉耶稣的名？他是我们的中保，担罪人，他才能担待我们的罪。圣灵是什么？圣灵启示我们，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的宝血，他的代价是什么？耶稣能够担待我们的罪。圣灵引导我们走向十字架，圣灵告诉我们有天堂。圣灵启示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圣灵能够让我们变得圣洁。可是，唯独耶稣基督。 啊，在天下人间没有思想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有这个警觉，你只要一进一个教会里边，有如果有有把这个耶稣和圣灵的位置稍微一颠倒，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要远离啊，要远离。那么，纯正的信仰，相信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一次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一次成就了永远的救赎。 既然他一次成就了永远，就是我就不必要再去遵守律法来得救，因为耶稣说我已经成就了律法。所以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故意啊，礼拜天的时候经过麦地，他知道这个门徒都饿了哈，人饿了后忍不住，他拿麦穗搓搓吃哈。耶稣早就知道了，啊，哎，你看他们做新礼拜天，这个是吧？ 这个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耶稣说嘛，我是安息日的主，在这儿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啊！我就是安息日的主，我来成全律法的。律法使人知罪，律法不能赦罪。耶稣让人知罪又赦罪，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哎，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这也是一个让我们感恩的事情啊，感恩的事情。 那耶稣基督他的宝座，他的宝血是永远的有功效的哈，他使我们称义，他使我们得救，他使我们成为圣洁啊。所以得救的人不但是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和咒诅，而且不再死在律法之下。我再说一遍啊，得救的人。 不但是能够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和律法的书佛咒诅，律法咒诅人嘞，你不行的话，不行的话你就啥 <laughs> 是吧？但是啊，耶稣基督啊，他来了以后，让我们脱离这一切，不再因为不守律法而死，啊，你不守律法也死不了了啊。 然后是凭着主耶稣基督那个无罪的圣洁的生命，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行为，借着恩典的教训啊，除去我们不敬天的那种心和世俗的情欲啊，怎么来呢？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爱、他的感动、他的恩典，他为我的罪舍在死在十字架上了，我怎么好意思再犯罪呢？ 对吧？他用这个感动我们，哈。所以说，我们在今世要自守，要公义，要敬虔的度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做圣洁无过的人。所以我们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不去谨守律法中的条款，而是凭着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我再说一遍。 我们生活的原则是什么？是不再遵守律法当中的那些条款，而是借着、凭着生命、生圣灵的律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出新造的生命来，是吧？这多美好啊！啊，所以说，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在其中，啊，就在其中。那纯正的信仰必然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 全部圣经，新旧约全书啊，圣经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纯正的信仰，相信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见证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中心啊。那么在新旧约全书当中，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不一样，新约、旧约耶稣还没来，但是旧约的中心指向基督啊，指向基督啊，是让人知道。 啊，耶稣基督要来，而叫人因耶稣基督称义，旧约也是因耶稣基督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的啊，而是凭着信仰望啊。你说他们耶稣还没来呢，啊，他也没见过，啊，那我就反问那问我的了。我说你见过耶稣吗？你也没见过哟，是吧？要两千多年了，是吧？都过去了，是吧？你见过耶稣吗？你也没见过，啊，你怎么能够信耶稣就称义了？他就不行了吗？是吧？ 他是因信仰望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我们是因信什么来往历史来看见那个弥赛亚为我们来到世界上的，都是因信成义啊！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我再说一遍啊，基督啊是律法的总结啊，所以让信的人不再死守律法，而是蒙受恩典呐啊！恩典，恩典，什么叫恩典啊？是吧？ 我们都知道，感恩才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是吧？要要感恩，哎，说旧约的预言预表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完全的得到应验了，而新约圣经透过透过使徒的手啊记载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小谕啊，它高于一切的律法和先知啊，使徒写的高于一切的律法和先知，所以他们写的是真理的圣经。 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啊，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成全神的旨意，啊，我们知道哈，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所写的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吧？明白神的心意，成全神的旨意，而且认识神的奥秘，都在里面。 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神丰满的属灵的生命的实际，使我们得以成圣，并且满有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如果是天天悲哀的话呢，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呢？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哈，哎，这个我昨天我那个接待一个一个这个啊，鸡蛋鸡蛋会的来。 他两年以前来我们教会，他一看，哎呦，我看你，我说你不来过吗？他说那是两年以前的事。我说哟，呦，这不转眼之间吗？ <laughs> 他从台湾又来开会哈，两年过去了，啊，我一看还果不其然，我一看我都变成老老的不行了，老头了，变成哈，这不是 <laughs> 一看起来很悲伤哎哈，嗯，那人就是这样哈，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和盼望，是吧？哎，那是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了。 <clears throat> 说真正基督教都相信，相信全部的圣经，不是天主教的圣经哈，是什么？六十六卷这个圣经啊，他加那个不算啊。我们要相信这些啊。那么真正基督教是全部。 相信全部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啊，都要成全啊，都要成全啊。呃，天主教的十四部那个次经啊，你看来看去呢也挺过瘾啊。但是呢，我劝你先不要看哈，等到你把圣经真理都研究透了，你再去看哈。所以，圣经是这六十六卷是上帝的启示啊，上帝启示，我们要相信。 上帝的话语，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部宝贵的圣经啊。那么，赐给我们真道的准绳，什么是真道的准绳啊？就是耶稣基督是所有的真道的真理的终极者啊。耶稣基督啊，是真理的终极者，真道的准绳啊，没有别的人了。第二点。 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独一真神。两点啊，第三点，耶稣基督是完整的神，也是完整的人，是神而仁者啊！要相信，要相信啊！他是人类的中保，唯一的救赎主。 嗯，这是纯正、纯正的信仰啊。那么第四点就是，人被称义完全是因为信靠这位救赎主，因信称义啊。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准绳。我们要，我们只要自己啊能够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才行。你说我这，你信谁呀？啊，我你说我信 Jo h n Jo Austin，哈，是吧？呃，我信那个哈，呃，Abraham 哈，我信摩西。 不是哈，我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什么能保守我们是吧？保守我所信的，直到那日啊！这是我们要知道自自己所信的是谁啊？哎，我深信我所信的是，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教授他的啊，直到那日就到最后的日子，说知道自己信的是谁。 你才能才能才能在这个信的道理道路上清醒，不是糊里糊涂啊！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才能在信的道路上刚强壮胆；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我们才能够明白明辨是非；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我们才能够走在正路上，紧紧的什么跟随。 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我们才能够在艰难困苦、失望、这灰心当中重新的再抬起头来，来不灰心、不失望啊！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识别和抵制一切的一教之风啊！你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这一切都迎刃而解。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愿意委身。 啊！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我们所仰望的、所信靠的，他就能够保全、保守我们，不被跌倒，不被异端邪说所引诱迷惑。我们不要害怕，直到那日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和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知道你能保守我们。我们是如愚昧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是不能做成任何事情。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所以祝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样这样一个末世当中，保持清醒头脑，来跟随你，来仰望你，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 感谢神，他每一周都用他宝贵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保守我们的心，用他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啊，使得我们常常的思量，不致得罪我们的神。神也用他的话来指引我们前面当走的正义的道路。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请大家准备好来为教会的圣工做财务上的奉献，啊，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